《锵锵三人行》，这个黄某波啊， <laughs> 这个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不听说什么认认错了吗？发微博，发微博说他这个九九是六个月还是九个月？好像是，呃，给给处处理的，这算是叫什么呢？收容教育，收容教育判了那么久是？啊，对呀。 好像说不是法已经废除吗？不知道。但是好像，但是说他主主要主要的是说他态度比较好，就是整个就认了，然后。态度好也要九个月， <laughs> 不好得了。不是不是，他这个这个事儿啊，还是所以咱倒不是说他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是不是已经取消了这个呃劳动教养？对，那个取消了，对吧？但但是当年呢，在某一次规定当中是说呀，这个。 呃，如果你对这个公安人对这个卖淫嫖娼的这个人员啊，你如果说是还没够劳动教养，听了个还没够， <laughs> 就是你还没够劳动教养，公安呢就可以让你收容教育，但是呢，这让咱们一般人呢。 一些对自己要求不严的同志，就像马家辉这样的，会觉得啊，才几个月呀， <laughs> 不是要不要去大陆？ <laughs> 不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作为老师的问题。我就想说，因材施教嘛，哈，因为什么样的人，什么事情，这个事情要教育他，我们收容教育为了教好他嘛，不要干这种事情，这种事是不好的。有那么难懂吗？一天就教好了。 比方说，你真的犯了这种失败，抓着文涛啊，不能这样做了，这样对对女性不尊重，对自己也不好，而且不卫生等等等等。那一天就教好了吗？要教你九个月吗？九个月就不是教教育了，也不是教养，是惩罚。对啊，他说羞辱。 但我们我们向来觉得羞辱和惩罚是就是教育啊，就是教育手段呢。对呀，我小时候都被老师罚站呐， <laughs> 羞辱就是就是这样子。教育就是让你懂，让你领悟。其实因为呃应反而应该宽大。而且我本来可以关你九个月的，我现在马上放你，那你感动了，感动以后，我觉得我们的不是认，就是低头低头，就是你别吵了，低头。不是，不是啊。 这这你知道这个公安机关他考虑的得是群社会的影响。当年为什么那个李某某，嗯，你那要要那么处理啊？他生怕你到时候这帮网友啊，你骂我说我因为他是个名人，或者因为他是个什么，我包庇他，我纵容他，所以反而他在这儿还不一他不不敢宽松。这一次就在网上很多人说这个黄某某的态度很好，就是就是家人啊什么的，就是说。 嗯，都帮他，就是都说这个事情是错了，然后反反教之这个李某某说他们当时好像认错态度就不想认错嘛，等等，就大家整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对他好像态度评价还我觉得蛮宽容蛮积极的。没 <laughs> 有没有，我啊六个月六个月，对，还还是看为什么叫黄？你看为什么咱们叫这个黄某波呢？因为还有个这个律师。 呃，他这么讲。哦，不能说名字是吧？呃，比如说现行法不是到他是说现行法律法规啊，嗯，这个没有规定必须公开行政处罚的有关文件，嗯，即使回应公众关切，从保护公民隐私角度讲，也应隐去真实姓名。哎，这就涉及到一直以来咱们说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公众人物有没有隐私、有没有个人隐私这件事儿。 他好像是个有争议的，你看他这个有些讨论的人也这么说，就是说那当然了，这个公众这么关切，那那那这个东西好像也不能，就这是个属于一个争议的话题。但是另一个就是这位性工作者呀，这不是最近传出来又有一个一家美容医院把他做过的什么手术啊，怎么都宣传出来啊，把他的名字也弄出来，把他什么弄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就说有没有一个啊？ 他的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好像又说是这个医院故意做宣传，还不是好像说人家不愿意，是拿这个去打广告。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成问题了吧？现代文明社会当然有啊，法规什么隐私权，包括执法部门。我问你，商业企就你是香港人哈？我问你，就是说一个人嫖娼，就好比说他犯法了，呃呃呃，或者犯错了，对吧？ 那他还他的个人隐私权包括不包括对他的罪行都要保密？判定之后可以判定以前，所以香港报纸报纸都不能说。他们经常就说，比方说，哎，窦叉涛、马叉辉、周差军，不能把你全名写出来，中间打一个叉叉，而且不能直接写着说你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不能，顶多说被指控、怀疑，或者说有人，对，somebody 是吧？有人怎么怎么着？但是。 在国内，我觉得你不觉得我们犯罪成本特别低吗？就是我说的，就是这种所谓泄露隐私也好，什么也好，你有没有专门的人去追究呢？没错、有没有在网上流传这些等等等等，你到最后没有人追究嘛？它成本低。首先，为什么会泄露出来？所以我刚说是假问题，是说有没有隐私权？当然有啊。重点在于我们要直接问说，为什么会有人包括不管是什么部门啊，商业机构哈。 不遵守这些隐私权哈，而公布出来，结果没人追究。比方说，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这里讨论过好多相关的题目，包括有一个叫什么摸乳门啊，摸乳房啊，开车。乳啊乳乳房。乳乳乳，你们家乳房是乳的是吗？ <laughs> 乳房，乳房行吗？乳房，摸乳门，你好像好几次都有说对，摸奶门。 <laughs> 乳的，不是开车吗？ <laughs> 一个男的，一边开。 一伸手摸旁边的女生的嘛，被拍了。那在高速公路上。对对，那个应该就是从那个 monitor，那个 CCTV 那个不是不是央视。不是不是那个。 <laughs> 对的，那个那个监控。啊，监控头哈，那个应不可能会露出来的嘛？为什么会露流传出来？呢、那为什么没人追究呢？所以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还问说，到底有没有隐私权？等于是我们直接问，为什么有人不保护别人的隐私权？ 而没有问题，没被追究哈。泄露隐私权，还有什么版权这些的犯罪的成本都太低太多了，大家都不好不想去追究他。最近还有一个事情，就有一个 app，就一个手机的一个 app 嘛，是把什么很多就是别人网站上的新闻或者是文章弄到一块，我不说名字了。然后呢，本来大家觉得说，哎呀，你转反正有更多人看也无所谓了，也不追究了，还不付稿费的，而且呢还把人家的名就是谁写的名字还掐掉，人家就说像。 爆了裸照还把人家脸拿掉那种感觉， <laughs> 但是以别人以前都不追究他，因为觉得就大家这个网上抄来抄去太多了，结果呢，最近这个 app 它集资，就什么就是融资啊，有就是有人帮他投资上亿。 结果大家就急了，啊，你这赚了我们的钱嘛， <laughs> 所有的人都去问他去要钱，就是要追追究他这个以前怎么去抄我们的呢？就说说到底，我们的这些隐私的东西或者版权等等受保护的程度太低。哎，我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偏见啊，呃，我的偏见就是我感觉就我去过的世界的一些国家哈，我感觉就是对个人隐私就全民性的啊，普包括每一个普通人对别人隐私的这个尊重的程度哈。 好像就是个文明程度的分分野，就是重视这个的这个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文明程度高。呃，当然我可能有武断啊，但是比如说英国。 你就你就会明显感觉到，就说他对这个个人隐私的这种尊重啊，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骨子里。不要讲什么公众不公众人物了，对吧？你甚至他英国人之间聊天啊，连你的家庭也不能打随便打听。你甚至就是极端到啊，要是是要是萍水相逢，聊了半天，你要是没主动说你的名字，啊，他都不会把他的名字告诉你，都可以。 这样尊重对方的这种，我想是不是这跟就是社会的富裕程度，就是说你的居住条件、你的分工的细化等等，会不会有关系？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居住的这个条件是特别的糟糕，你没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什么的，那你自然而然就没有隐私。大家慢慢也习惯了，就是没有隐私。哎，但是那你你比如说香港人居住的拥挤吧，哎，但是他很分得很清。哎，对，分得很清。我在香港人身上有种奇怪的观察。 就是他一方面呢，香港人，那那当然八卦报道都是香港，这北京都是学的香港的这狗仔队，最八卦的你可以说是香港人吧。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香港人比内地的很多人呐，好像重视个人隐私，也尊重别人的个人隐私。他把隐私当回事儿。 就是他其实也打听，我觉得，我他也八卦，他也八卦，但他把他当回事儿，他觉得传或者是说我公然的说这个东西，或公然问你是不好的，他有顾忌，呃，有顾忌。那因为背后有一个概念规矩嘛，规矩是什么呢？你刚用了文明两个字哈，我以前说以前说过，什么叫文明呢？ 有一个谁说过我韦琴啊，我以前说过，我以前我是韦琴说过。说先先检讨一下你，言。韦杰韦杰，杰来了。广告之后再接着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韦杰韦杰大哥， <laughs> 我刚说那个规矩啊，规矩当然跟法治的观念跟习惯有关系哈。什么叫法治呢？就是我们懂得大家的在不同的位置。 我的位置是有我的我的局限的，我不能超过那个规矩，不能破坏规矩，是有这种概念。那英国也是嘛，法治嘛，老牌的法治国家。那香港以前英国殖民地哈，我觉得就承袭了这种规矩，懂得规矩。我我的记得我们谈论过什么叫文明嘛啊。 我说文明是其中一个界定的方法，就是说你懂不懂得从别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嗯，简单来说有没有同理心，有没有同理心哈，那其实另外一个定义标准在于说文明在于说就是呃你懂不懂安顿大家的距离，我跟你的距离在哪里，有多近可以有多近，可以有多远啊我们的距离我们的关系在。 扩扩而广之，就是我们的规矩。所以我觉得香港哈，可能受英国那一路哈受影响，或是说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其他你刚说的文明哈，他就到了那个地步，就是说懂了规矩啊，懂得安顿自己的、互相彼此的关系、彼此的位置。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你要义军你也可以说，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当然不是什么好人，对吧？我很多道德都很差，但是我有一样，我撞见过。 就同事偷情，对吗？可是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 <laughs> 他今天说了哈，我也没有跟别人说过。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可是，哎，我真的就能够烂在肚子里，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不会跟任何第二个人，包括当事人。 提起或暗示提都不会提，那我觉得你说这个道德是不是纯粹是内化的？ <laughs> 就是你们不知道我在这方面这么道德。但是你憋得好辛苦，好像，憋得好辛苦的样子。我一点也没憋，你也没挖个树洞去。 <laughs> 我跟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也没有说过这个事情，我就决心为人家保留一辈子。哎，那你说我觉得你这就是他说的同理心。 你去反思， <laughs> 就是说这事儿可能也会，不对同理心就是说，你会反思，会被撞到，那个就是那个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明白，也不是我的朋友，那我为什么这么有意识要保护人家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也碰到过一些事情，我也不说的话，我的其实也不叫顾虑，我就是同理心嘛，就觉得说我可能也会碰到这种事啊，就是说我如果去说别人，我会觉得说有一天我也会被别人说了，所以就是。 这种感觉就是，所以就不说。那 <laughs> 这最基本的嘛，慈悲嘛，这最基本的。你你不用学佛，当然你是学佛哈，也最基本的就等于是说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砍你一刀嘛。我们知道这种被碰到会是很尴尬、很很不好、很不安，对不对？所以呢，除了说不说以外呢，还可以再想，我碰到的时候我要怎么做？比方说我试过走在路上，迎面而来一个男性朋友。 啊，不太熟也没有，不算不熟哈，跟他的所谓的小三女朋友走在一起，啊，那我我为了保护他，我当然不仅是完全没有说哈，那我当时的反应也视若无睹，不想他尴尬，完全好像假装要假装丢了东西嘛，这样蹲下来捡，反而 <laughs> 你倒不好意思了，就别人没不好意思，我要保护他嘛，所谓朋友就是你要懂得保护你的朋友，为什么呢？ 表示你要在意，你很在意你朋友的感觉，对不对？我很在意你的感觉，我不想讲一些话来伤害你。哎，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不想伤害。我觉得什么时候什么能有一天世界和人民呐，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能够变成那样？就是说，哎，我们谁跟谁都不同，对吧？有的行为你认为是对的，有的行为，呃，昨天我们谈这个玉林狗肉节的时候，哎，就讲过。你说假如有那么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比方说啊，我。 也许我是一直吃狗肉，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么我肯定会躲着你，不会让你看，因为这我不愿意冒犯你，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不该吃，而是认为我不要让你不舒服。哎，什么时候？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也有人讲啊，你比如说有有些人说我行我素，我的这种生活方式，我按说我没有什么怕见不得人的，说实在的，我甚至我自己觉得这没什么错，但是我为什么？ 一尽量会避开你们呢，也是因为顾虑到啊，这里边其实有一种不想冒犯别人，因为你们是这么看问题，我很了解，所以呢，我最好啊，我躲着点你们，别让你们不舒适。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人跟人之间都能这么替对方考虑，咱这社会不是很美好吗？这世界就是，我觉得有心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更不要说。 无就是避免无呃不应该这么说，无心的伤害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够再做有就是有心的伤。害。我也我也我有时候常常会跟人相处，会觉得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我自己会觉得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我做到这里就行了。这堵墙会在那里，会觉得不想再往前面冲，你就侵犯到别人隐私或者冒犯别人。你还别说，我就觉得你比如说这不是，我觉得台湾朋友，嗯，那就是我们大陆人总是比较爽啊，但是比较爽有的时候啊，你也会。 就像你说的，他可能是无心的，他不保护朋友的，他他乱说的，你知道吗？就是转过头去就乱说的。但是我有时候发现，你看我们台北的朋友，他的你甚至可以认为他活得很小心。嗯，他他哎，我他就就是说，哎呀，你的事情哈，说到哪一步，跟别人能不能讲？你会发现他们在这方面非常敏感，非常的细腻，对吧？这个哎，我甚至愿意大家距离关系远一点都好。 但是这种交往，我更让我觉得他的善良。你会不会觉得这也是跟就是农耕社会或者工业社会有不一样呢？好像我觉得就是农耕社会就是大家那种集体协作的感觉。有关系，所以我认为重视隐私的都是发达国家。 <laughs> 可是工业文明是是英国人先搞出来的。问题是中国早就不是农耕社会了。台湾台湾时候脑子还在那边。你想一下，君君小君君，以前台湾也是农耕啊，对不对？所以说。 很多理由啦，包括经济程度、什么文明，当然是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很多道理，我们只有自己受过伤害才懂。比方说我被别人尴尬过了，或者说被别人伤害过了，被别人说过我的谣言是非，好，我就觉得。知道这东西有多伤人。我就觉得有没有搞错？我被说太多了嘛，根本八辈子没发生的事，哎。 突然，家辉，有人说你什么我说开玩笑， <laughs> 完全我没在那个时间、没在那个空间出现过，没做过这样的事情。被说的好像真的一样。比方说有人说，哎，我亲眼看到马家辉跟窦文涛在厕所吵架打架。开玩笑，就当我听到，我本来有时候啊，刚开始听的时候，嗯，不高兴嘛，就反驳嘛。哎，不可能，我告诉你，我跟文涛怎么怎么样啊。 后来呢？当我听到那个谣言本身是有生命的，会长大。嗯。当我听到有人说我亲眼看到马家辉跟邓文涛打架之后，我就不用，呃，去澄清了。为什么？当有人说我亲眼看的时候，表示有人故意要弄死你了。对对对。你澄清了干嘛？你讲完这个之后，他会弄另外一个版本，你就一笑置之就对了。是是，咱们现在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我的人生观就是像贼一样的活着。哎，这里边充分表达出了我对别人的体贴。就是说，哎，你知道有些呃，咱就是双向的哈。你比如说，你有些老板，哎，你找这么漂亮的一姑娘，作为你啊，你应该注意到。你看，这很多中国人他不注意，你应该注意到，很多男的他想找美女找不着啊。嗯。所以你就不要太太太高调了， <laughs> 你太高调了，你你会冒，你让人不舒服。 你你就躲着点儿，你自己闷闷闷着乐，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个闲人们，是吧？你反过来，是不是？你也可以站在人家的立场上想想，就是人家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咱何苦恶心人家呢？就是这样，社会不好了。我看到过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的人会特别喜欢搜集这种这种这种闲言碎语啊，这是一种力量。 就这个人会给人的感觉，他什么都知道，资源特别的多，然后真会有很多人跟他做朋友，因为觉得从他那里会知道很多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会有这样的人？ <laughs> 我还发现这样的人最终会被朋友圈所抛弃。真的吗？很有意思，因为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人呐，他往往他靠贩卖信息吃饭。对对对。贩卖信息啊，你知道他不定得罪多少人呢？你知道吗？到最后大家发现哦，你原来不光跟他说他。 你原来也跟他说我呀，那个时候这个人慢慢就现原形了，你知道吗？慢慢的大家就会躲着这个人，注意这个人，因为知道这人嘴上，这个人嘴臭啊，都叫说，这人嘴不好，他哪来那么多信息啊？他就靠着不保护别人呢。香港有一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内地有没有。香港广东话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laughs> 呃，一定惹麻烦。他很多人会觉得掌握是非是一种有能量的。那香港又又香港又有一句话，就把是非当做人情。 哎，啊，来把是非当权利，有时候是权利，哎，对对对，他就掌握你很多东西。对，可是刚文涛说，有些大老板、有钱人喜欢找年轻人女女的，你说女朋友是吧？我以为说找来当秘书啊，当职员，以为，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记得有一个大老板告诉我说，家辉，我找秘书啊，只有一个要求，除了有基本有能力以外，哈，就是要长得丑，不好看。 不能漂亮，没有第一个怕惹麻烦嘛。美女她知道自己控制不了，那就惹麻烦。第二个呢，她丑了没人追，没人追了她就不会分心。上班的时候打电话聊天，然后不会赶着下班拍拖， <laughs> 也不会突然怀孕。接下来为您播出 <laughs> 《文明加适度》。你看诸葛亮最聪明的人，丑妻家中宝，真的。